晋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声音气球制作，《破云》第一卷，《剧毒冻尸案》，每周周六，勘破层云。 请求增援！请求增援！我们在江队指定的塑料厂现场发生了爆炸，兄弟们！啊！啊！快！快！快！快！江队呢？江队人呢？ 《淮上原著》破云第一卷，剧毒冻尸案第一话，重返人间。江琴，江琴。 江婷下地狱吧，和我一起。江婷，你的一切都结束了。 五三八床今天办出院手续了，主任那边啊都已经给家属打单子了。这都昏迷好几年了，竟然还能醒来出院，可见人真是……哪那么多话，干你们的活去。是。 江哥，我刚看你睡着了，就没叫醒你。手续都办好了，车在楼下，咱们走吧。嗯，啊，来，江哥，我准备了轮椅，你昏迷三年了。 暂时还不能很自如的活动，来，我扶你。小心。好了，咱们出发。您小心，慢点儿。谢谢。 你听说了没？给五三八床推轮椅那个是他未婚妻，好端端一个白富美，竟然这么痴情，年纪轻轻的也是造孽，该不会以后都站不起来了吧？呃，江 <laughs> 江哥，当年您伤得严重。 转院到这儿的时候，护士让填表，必须说明家属关系。我我一时急糊涂了，才。当年如果不是你，我已经死了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如果不是江哥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蹲大牢呢。 我能有今天，都是多亏江哥，不然那些人，那些人还没有罢休。他们，杨妹，我行动不便，还有性命之虞，你小心别被我拖累。江哥。 你，你看，天书，开阳、瑶光、北斗七星，顺着斗柄弧度往下是大角星。 木夫座的一等亮星，再顺着那边，那颗白色的星光是角宿一。哦，它好亮啊！是的，角宿一是侍女座最亮的恒星，古称角星，为二十八星宿之首，勇敢果断，能征善战。但你知道吗？不论什么时候观测。 绞袖衣都是一丝瑕疵也没有的完全纯白，就像侍女一样。您，喂，五三八床情况有变，刚刚他已经出院了。我知道了。 该回去了。可是您明明说今晚上车吧。 哥，你你小心，我来扶你。你先坐这歇会儿，我去把门关了。这 KTV 还开着呢。 <laughs> 当然了，我这不夜宫当初的合同纠纷还是您给解决的呢。 江哥，刚在楼下，您是在看什么？一个背书包的人，神色有些不对。哦，您昏迷了三年，还是那么敏锐。江哥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这娱乐场所周围啊，什么人都有。我开着这家店呢，也是因为三教九流的消息都能知道点儿。 反而更安全。来，喝点水。嗯。哎呀，我这，我这条件一般，您先将就着。在店里人多眼杂的，确实不方便。过几天我就去买房子安置下来，也好有个藏身之地。宫州那伙人查不到我这儿。 这都几年了，他们肯定以为你已经死了。等再过两年，要是还没有动静，我就把店关了，咱们远走高飞。远走？ <laughs> 对啊，中国那么大，往广西、云南那儿犄角旮旯一躲，鬼都找不着。杨妹。嗯。过段时间我行动方便了。 就回一趟宫中。你收拾东西回老家避避风头吧。什么？不，江哥，那帮人做事斩草除根，如果他们发现你没死，肯定会来要你命的。况且不止他们，还有那个人，那个更可怕的。我知道，但塑料厂爆炸时。 我队里的人在里面，隐线一向天津了十多条人命，我得对他们有个交代。江哥，行了，给我准备一套身份证件、手机和电脑，非实名手机卡多买几张。 江哥，我马上交代人去办，顺便去楼下看看生意。您先休息。杨总，我马上去办。嗯，去吧。哎。 哎哎哎，你家这卖的是什么？啊，嗯，长岛冰茶呀，亲。你自己尝尝，这冰茶有他妈一点酒精吗？没有酒味的亲，我们家卖的就是冰茶呀，亲。不是，那你们这不是消费欺诈吗？哎，你说这话就不爱听了，帅哥。它的名字叫长岛冰茶，用新鲜红茶、柠檬调配而成。 分明就是高品质上好的冰红茶呀，怎么能叫欺诈呢？你，那我要点个血腥玛丽，你现在就割腕，往里撒一瓢黑狗血给我试试。 <laughs> 你说笑了，帅哥，我一个人哪能撒出狗血来呀？嗯，血腥玛丽是吗？别急啊，我先给您切个西红柿。啊、别我嬉皮笑脸的，你自己来放血。 还是我来帮你。你你你，你先把刀收起来。哎， <laughs> 这位帅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这的老板。怎么了，小刘？小刘？啊，妹妹姐，不是你，不是阿加莎·唐·弗朗西斯科·托尼吗？你们这还有一点东西是真的吧？ <laughs> 帅哥，小店为了安全考虑，不卖酒精度四十以上的调和酒，所以才把长岛冰茶做成了冰茶。 <laughs> 您既然想点鸡尾酒，要不我们重新给您调一杯？小刘，给帅哥调个海滩落日， <laughs> 算我请了。哦哦哦，规范经营还挺自觉。 好说好说，也是我们的服务员没有说清楚。您看，长岛冰茶写在无酒精饮料那张单子上呢， <laughs> 让您误解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误解？就这康师傅冰红茶你卖二百八，还好意思说是我产生了误解？当我瞎还是当我傻？你要这么说，我还有高中生学生证呢。行行，你等着。 我这就叫几个哥们儿拿过来给你们看看。哎，帅哥，小刘，下次遇到这种事儿，你应该。杨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厨厨房，厨房怎么了？大呼小叫的。厨房冰柜，有小有个小偷钻进冰柜去。啊？偷偷偷！ 好像冻死了。什么？妹妹妹姐是死死了吗？我我去探一下。 怎们来了。厨房里应该有乳胶手套，给我拿过来。啊，还还愣着干什么？拿双手套来。江哥，我扶着您啊。哦，手手套，给我。江哥，你小心。 颈动脉没有波动，瞳孔放大，死了。这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哪个不长眼的小偷被人追着躲冰箱里去了？还是谁把他打死了，缺德带冒烟的往我们冰柜里扔啊？ 这厨房后门是不是又没关？经理呢？把老赵给我。报警吧。啊，江哥，这这不合适吧？头部前后心没有打击痕迹，没有酒味儿，没有致命外伤。上半身乳头收缩，有明显的红斑和紫红肿胀，这是生前形成的冻伤。 跟裤腰形成明显的分界线，他不是被人打死以后扔在这里，而是在冰柜里活活冻死的。报警吧，严哥。 你甭跟他们废话了，直接上工商局打个招呼去。跑得了和尚，他还跑得了庙？一杯破茶二百八，我他妈！是局里。喂，魏局。魏局？什么？富阳分局的已经在路上了。啊，我带人看看。走进去。这，哎。 呀！指挥中心传来消息，群众报案，富阳路附近死了人。辖区派出所和分局的车已经在路上了。魏局叫我们去现场看看。不是吧，严副队？说好的结案给我们放半天假的，这才刚开始呢。少废话，赶紧的。可是严队，咱们车还停在市局里呢。现场在哪儿啊？用不着车，就在这家 KTV 后厨。 报案人是这儿的老板，啊！走吧，你们，这可是市局有史以来出的最快的现场了。哎，服务员，过来，先生您好，你们后厨往哪边走？啊， <laughs> 不好意思，您去后厨干什么？警察办案，别墨迹，赶紧带我过去。 江哥，警我已经报了，也照您的吩咐保护现场，把所有人都疏散到门外了。可是，江哥，您昏迷这三年时间里，我想尽一切办法，尽量减少跟警方打交道，甚至连开车都不敢超速，更不敢在公安系统内留下任何记录。可是现在报了警。 那，开门，开门，警察，这么快，江哥，我，我去开门。嗯。啊，你，你，妹妹姐，他，你什么你，没料到我是警察。 冰红茶卖二百八，开黑店撞上鬼了吧？刚说要拿给你看的证件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严协，让开别堵着现场。马翔，想办法给我弄俩鞋套来，安排大家做笔录。一会儿分局的法医到了，让他赶紧进来。是严哥。 的窗有一束破云。而。 脚下从未停歇，离别重复上演。 我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严些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长江。笔录上写着陆长江。喂，马强，登内网帮我查个人。好嘞，天哥，查谁？陆长江，就是昨晚现场那个坐轮椅的。